众生意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，交织了如明亮大镜。九龙西七号黄郁文马宇生，那里有更美风景？人物都可以，人物都可以得胜。myradio.hk。